锵锵三人行，今天话题待会儿再说啊，先接着是昨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头。是是，王老师还没讲完，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民，现在大家很多人讲的所谓小三儿的现象，哎哎，我们给他证明啊，不妨叫他婚外恋，对吧？有各种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够情人儿吧，就说情人儿，情人外遇、外遇、外遇可以。所以说，你看。 文学讲这同情之理解之了解，这里面呢情况千差万别。那天我说，现在一般人就是说啊为钱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拜金，我就说啊事实情况总是很复杂的，有的甚至是开头为了钱，但到后来处出感情来了，对，又又超越了这个，又该怎么说？王老师语出惊人，说岂止为了钱，还有杀人的呢？是是，那是怎么？说您看那个。 呃，中央电视台的第十二套节目就是政法节目，我看了不知多少了，都是一开头俩人感情不错，后来嘛是因为什么纠纷吧，这干什么，最后这个杀呢？有的因为家庭暴力，有所以这个我我我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私生活里的这情况啊，千差万别。呃，你说他，比如说他老老在一种家庭暴力之中。 这种家庭暴力之中呢，他又没有能力来反抗，他也不敢上法院去告，因为这个夫妻之间最麻烦的是你上法院告，一告，比如说把他逮逮在监你得到了什么呢？对，也没了老公了，你没了老公了，你孩子也没了爸爸了，对，你收入也没了，你你更倒霉，所以他就不告。那么他不告呢，这又又遇到一个对他态度比较好一点的，他就跟那个男人好起来了。美国电影这种这种。 题材通俗电影我也看了好几个，都是这一类的。嗯啊，遇到这个呢，你反正你就会会同情这个挨揍的这个经历，因为他有各种的伤啊，被这个这个原来那个老公打他打他的打的那倒，呃，你说他他他不，他那个老公的当然不是小三儿，那老公是小暴是吧？是暴力暴力哎，对对对，小暴君对哎，所以。 我就说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嘛，我们抱一个具体分析的态度。就现在咱们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民间议论里啊，有三件事都不太公正。嗯。一个呢，就是呃，所谓处女情节。你看这网上啊， <laughs> 一旦说有个女的传出一个绯闻，或者说她不是第一次，好家伙，哎，我都很奇怪这种心理。我以为我已经解脱了。是。但是我们都有。 我小的时候会有啊，嗯，就是这个很很很小的时候会啊，二十岁的时候啊， <laughs> 二十岁的时候，中国的男人会觉得，对，好像要找一个处女，后来自己解放了，但是我今天发现呢，实际这种心理原来还很深，是，很多人就会痛骂呀，就是这都还没想开呢，对，这是再有一个就是咱们那天讲的这个性工作者。 对对对，对于所有就是像小姐呀这些这些这些泼脏水的这些话呀，还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情人呃第三者，我觉得他这简直是就说是原罪，这种人呐，他就不是不是好人。对，我我想到这儿，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咱们这话有起的是因为这个北京遭遇西雅图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而起，然后咱们还比较了好莱坞那个《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为什么大家？ 我我相信，不论中国观众还是美国观众，对那个《风月俏佳人》的那里边那个女性，按说她的出身更低，是吧？她是性工作者嘛？对，妓女，都对她 <laughs> 抱有同情，就哪怕她是一个童话，你都会觉得，因为她那个电影里面把这个人写成了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有人性、有单纯、单纯、对活泼，有他的个性，有他的自尊心，有他的软弱。然后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信的这么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一个打就标签儿。而这个这个西雅图里边这个《北京遭遇西雅图》里边这个小三儿哈，就汤唯演这个角色，真的是他把他写的太恶劣了。而且他和那个就是那个男的在北京给他钱的这个男的。 的关系是多么的空洞，那个人根本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就是一个声音，而且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我就给你钱花就行了，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感情内容的这么一个人。也是标签，也是一个标签。双方都是标签之后，大家就会就把把它当标签来狠揍一顿了。如果你但凡这个电，其实是这个电影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他把这个汤唯的这个这个小三儿和这个人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除了钱，还有什么千丝万缕的什么东西？他的矛盾心理什么全刻画出来，我相信其实中国的观众是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就会，而且甚至他会由此生发，哦，原来我们所谓的小三儿里边是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文学当然现在有点凋零哈， <laughs> 但是我就觉得本来是应该有一种艺术，它是起这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的心呢不是那么坚硬，是哎，让我们知道种种过去我们以为不怎么样的人，原来他也是人，他的感情一步一步有他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不是您这个刚才建英说的呀，都完全对我都完全同意，但是呢，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咱们最初说的这个不重要讲话的问题， <laughs> 就是现在咱们的有些电影啊，喜欢写这个小人物，他动他通过出这个小人物的丑啊，他等于也在那儿吐露一种郁结的这个心，哎，小人物，我我们既没有。 呃，很高明、很高尚的表现。嗯，我也没有任何的本钱。嗯，我不不得已的事儿，我什么都做。嗯，尤其是那个什么新移民呢，或者有移民企图、有移民倾向的，您先从那个入境开始，先从签证开始，您就您就得就得使用各种的招数。你等到入境，你又挨一顿训，然后您处处碰壁。他这里头啊，他有一点就是。 为这个从来说不出重要话的人，呃，这替他们宣泄一下，哎，就自甚至于他里头边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不是小人物吗？我们小人物就这德行，哎，你说那那泰囧，泰囧，我正想跟你提，泰囧我们都都不可理解，说这有什么可可可看的呀？ <laughs> 哎，但是他就表达了这种东西，王宝强是不是像傻子似的？ 呃，但是呢，哎，说我们小人物可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上哪儿看范冰冰去？哎，他就这就是所谓的屌丝嘛， <laughs> 屌丝情节，屌丝情节，包括“屌丝”这个词儿，他也是为了泄泄愤，泄愤，而且有自虐、自污、自自自污、自己贬、自辱、自辱、自嘲。然后说，你本来自嘲是一种很健康的东西，但是他发展一步，您说的自辱，对，但是这个自辱背后呢？ 呃，好像又隐含着一种尊严。对呀，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应对他不碰到的这种地位。而且说明屌丝也还是有向善的可能啊。哎，呃，这个汤唯演的这个角色闹了半天，不是人家，您您说他将来咱们别别想那么远好不好？说他跟这个就是这个吴吴吴吴小生吴老生好了以后，说我过三年他又不好了，那咱们还管得了那个呀？是不是？过三年不好。 等他不好了，他自杀了。不自杀的时候，咱们再上《 <laughs> 强颜三人情义论》。他要是还没死的话，咱让他们俩先好一段吧，是不是？ <laughs> 呃，吃过软饭又怎么了？吃过软饭不能再吃一次硬饭吗？ <laughs> 所以，王老师，我为什么呃这方面啊非常钦佩他？不是不是？就是他能够啊这么样的这个这个宽广，就是理解。而且呢，你知道，就是他你本人。 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从一个，哎，他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这个，这个，这个妻子已经前两年还还过世了，对吧？这一他们两两口子的爱情被人称颂，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甚至是传统婚姻的持守者。但是呢。 他对于人世间种种婚姻恋爱的选择，又能这样有宽容不是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啊，是不是？那意思您也想这么着不是不是， <laughs> 我的意思是，有人想我这么着，他做不到啊。他有他没有我幸运呢，有有可遇而不可。实际上，像我这样的是幸运的人。对。呃，如果他不幸运呢？如果他遇人不淑？ 如果他到真的正好像他这样的人才会宽容，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那个那个贵族会特别慷慨大方，而那个那个贫穷的人他苦大仇深。 <laughs> 你看我们这种观众的这种反应吧，恰恰你你你看吧，肯定多数人其实自己的境遇恰恰是不太好的。比如他觉得我活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时候，呃，时代我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来做那个。 那个牛的，所以我就要骂这个。是，而且没有或者我是那糟糠之妻，对，没有一个我管不住我自己，我我呃呃让我的男人跑了，所以我要打那个小。六六女士啊，听说有一句名言，这是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就是说女作家呀受了男人欺负，有可能变成一件好事。为什么呢？能变成题材，变成写小说，能挣钱。 哎，他说虽然受了欺负了， <laughs> 还能够能够有效益。哎哎哎，这是一种很健康的人生观，是吧？化逆境为为利益，化就是化不幸啊为资源。哎哎，这个这个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这好像也是一个女的女编剧，嗯，这个女导演吧，这个女导演呢是呃，她自己呀很想再生一个。 你知道吗？所以，再 <laughs> 生一小孩儿，对对对，所以呢，他一开始他是对这种专门，你知道，现在到美国生孩子也是一潮流，而且香香港人现在把人家香港妇产科病房挤爆了，香港人不让大陆人来生了。 <laughs> 现在现在你知道去美国生孩子是一条路，生下来美国人了吗？啊，对，所以就就成了一种坐月子中心这么一种月子中心月子中心这么一种现象。哎，你说的这对这个社会啊，确实是有些啊什么都得不到的。 什么都没有的人，甚至于你知道这几天你想出的那个新闻，那都挺葛的。就是说，一个小伙子在那个温州那边，你听说了吗？公共汽车上拿个绣花针，专扎女人的屁股。不是扎的针， <laughs> 抓着了之后。 <laughs> 那变态，有点变态。哎，抓着之后，他你知道他什么理由啊？他说家里人领他相亲呐，这都相不成，这女的看不上他，可能自己性格上也有问题。他说啊。 我扎一下这女的屁股，啊，为了这个女的回头看我一眼，我们俩眼神就能对上，她能看我一眼。哎呀，这， <laughs> 对，让人家什么什么事儿？为了为了你那一回眸。这个 <laughs> 批评西雅图，这个还有的还有一种我知道的，就是从爱国主义的情绪出发，就是看到什么去那儿生孩子啊，到那儿受那个。 美国社会的刁难或者轻视啊，就是推给中国人丢人。呃，这个事事情呢，我对他的看法也是啊。呃，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看的，也我我也没写过这个。嗯。但是既然有这种现实，那你电影你得有了也就有了，你这个人也丢不到哪儿去。嗯。呃，如果说丢人比这丢人的事儿，中国也不是因为有这个汤唯演的这种。 嗯，女性才丢的人，咱们该应该从别处找咱们那丢人的原因。男人丢的人更大。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咱们还谈咱们原来的话题吗？还是还接着刚才的谈？ <laughs> 随便听听听豆领导的，哎，听豆领导的。要听这个，我还是喜欢听王老师讲讲这个到美国生孩子的事儿。不，不是到到美国生孩子的事儿，不是，我就说这一类的事儿吧。 其实，呃，李安原来有几个电影上也是表现这个，就是华人。当然，他可能是推手，呃，推手。还有那个，反正他他他不止一个题材。嗯。这个严歌苓的有些小说里头也描写到，就是那个华人新移民或者留学生或者在那儿打工的人的那种窘境。嗯。呃，这个确实是有，但是我觉得呢，我们。 也不妨把心态放得宽一点儿，是吧？那我们，我们中国有有这个呃登登月，不是没还没哎没没登月，神九神九神九这个这个这个的是上天的女星，哎呃也有各个方面的大大人物。 还有这个什么影响世界的什么最有影响力的华人，被咱们凤凰卫视 <laughs> 被咱们凤凰卫视奖励了的，说奖说奖励了水晶球的， <laughs> 这个有这样的人。另外也有呢，这个出去以后混的不怎么样的，呃，或者克服了许多困难的。这尤其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我我觉着我们不必。 心慌也不必着急。其实您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这个西雅图的电影，你要相比那个差不多有二十年前了吧？那个也是很火的电视剧，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其实这个心态已经比那个时候要松弛多了。你看那个时候那种就是。 华人到了这个纽约混成那样，那气的就里边那个男主角得打那个美国人，然后最后得睡那个美国女人，然后还往他脸上、往他屁股上还是哪儿摔美美金，就是说。 才能出气，才能出这口气，才能扬这个民族自尊心。你这个只不过是到那儿生了孩子，而且他最后就是还在那儿遇见了真爱，而且这两个人也没说就双双在回归祖国，还不两个人就在那儿又又在帝国大厦。你说这其实引起了某些网民的这个还是很紧的这种愤青的反感了，说应该让那男的最后应该吴秀波应该回北京了呀，他俩一个一块儿回北京来。 找到真爱，再再再定居啊！但是这电影并没有这样。您说的这个呀也好玩你比如说这个李小龙、成龙，他们都有这种电影，对，就是演这个呃华人呐，唐山大兄，哎哎，华人把这个美国人往死了打，对，往死了揍， <laughs> 是，揍的这个呃， <laughs> 对，且不止不止一个，满地满地找牙，真是这样。 可是对这种电影呢，美国人的反应根本无所谓。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自信。对。哎，当然你说他他牛，他这牛是不是完全是正面的？咱们不不说是吧？可是中国这方面呢，他他不放松。我刚才你这词儿说得好。你说现在这个放松一点了，为什么你中国他他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啊，并不感觉到自己是。 是非常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非常就是抬不起头来无话可讲的这种样子。中国人得正好有个就是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尴尬，这个时候最不容易幽默。你看那黑人的幽默吧，有的时候他自己嘲笑自己起来，简直你都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自嘲，好像是一种彻底觉得绝望了似的一种黑色幽默了哈。可是华人。 我们自己跟自己能开玩笑，一出了国，马上特别紧，就根本就笑不出来，你知道，因为你有这个可曾经牛过，现在又在往上走，这个时候你是最放不不不容易放松的，你知道，而且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那您说，就是还有一个，我也是觉得，老是动不动就说呀，你比如说演了一个电影哈，就哎哪个明星不入了美国籍了，就说什么。 不是中国人了，这个我一直也闹不明白，这也是网上一个最普遍的话题。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在骂，因为我觉得呢，没有经过这个全面的思考。因为我就觉得他不管是中国人啊，还是外国人呢，你不是还吸引外资吗？你不还鼓励海外华人回 <laughs> 回回来吗？他不管是哪个，再者说了，如果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中国演员。 怎么就不能演中国电影了呢？当然，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不是这这，您这说的也非常对啊。但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所区别。嗯嗯，比如说对政治家，对高级的领导人。 哎， <laughs> 我们如果是不是您这个台湾也整天闹这个？对对，说那个高级领导人如何或者已经一家子全部都入了美国籍了，就等他这一个，他干得好就干，不干他马上就走。对，这样的人呢，你会让人觉得他不特别放心，因为你整个国家交给你了，权力交给你。了，就像奥巴马的出身问题有这么敏感，对呀，就是他必须得是美国人，是才能当总统，对吧？但当然是政治家，是。反而像咱们现在有的这个裸官。 那是只有自己 <laughs> 有一中国护照，全家都美国了。美国呀，也很在乎这个。对，因为我这说的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就是那个洛德和包伯仪在在北京的时候，洛德是大使，包伯仪是大使夫人，为这个包伯仪的这个中国血统的问题，推迟了一段时间，国会才承认他。 可以通过，可以当驻华大使。嗯，呃，鲍伯仪都和我们都聊起过了，这个说这个怎么会为为这种事儿，好像好像对他还有什么怀疑似的。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但是什么演员呢，什么这些东西啊啊，就应该看的。做生意的，哎，包括运动员，啊，运动员，哎，电影演员、运动员，有的他入了美国籍了，为什么他方便？你说咱们说他就是为了方便。 他不可能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因为那个演员在政治上没有见他有什么要要要干干 <laughs> 干点什么活他没有，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分别不各种不同的情况。没错，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还有一个啊， <laughs> 这个小人之心的一个发现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就很多人拿爱国呀、拿这种事儿啊去骂啊。 我甚至老有时候看多了，我又会觉得呢，他是认真的吗？是是，就是他，他是真的，很因为你知道骂起人来啊，拿这个武器是很有力的。对，你比如说民粹，说你不是中国人，这比骂你他之类的更有力。但是实际上。 你甚至会觉得，如果美国政府邀请他加个美国籍，送你全家一美国籍，他他可能不是实，你不是这假设，这频频在发生啊。对，中国每年移民美国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对吧？那么有的时候，所以我会看，我说这是真的呢，还是演，还是还是演的呢？ <laughs> 是这个这个有有有有有牵扯了。我原来呀，我也是不无反感，就是网上搞这种啊，呃，公众声讨。 对，哎，道德审判，对，哎，道德追杀，嗯，哎，你说大家对一个什么事儿，对一件坏事或者一个坏人，呃，感到不满，有所表示，这就可以的，嗯，但是那种就是就就是那那个感觉，就是《水浒》上的话，搞得兴起， <laughs> 一下子起了兴了，是是，起了兴了，跟跟跟那个生理反应一样。 <laughs> 都 <laughs> 都跟着骂，这个他是，他是这个就更让我联想到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啊。我得要说，您好像是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文革在中国的发生是必然的。对。啊，可能我们可以去追究，但是为什么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么风生水起，全民参与，而且到今天，哎，你还觉得余兴未消， <laughs> 好像他还要？他有时候，比如说，因为。 你这个，你你地位越高啊，你越有权利责备别人，起码可以责备下属。嗯，你可以训人。嗯，我地位低，我能训谁呀？忽然网上找着一个，是吧？范宝宝，是，啊这哎呀，就你就骂吧，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机会表达你这个怀中不遇，怀才不遇。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现在活该挨大家骂的一个。 这么一个倒霉蛋，嗯，对，所以你看，他是愤怒的，他过瘾，他过瘾，语言是愤怒的，但是情绪是狂欢的，狂欢。哎呦，你这说太好了，他是狂狂欢节，狂欢节 <laughs> <laughs> 这戏搞得。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这为什么？